锵锵三人行，我首先要这个澄清啊，嗯，竟然这个有观众通过这个马博士的这个微博呃投诉我说我在有一次主持节目去广告的时候，不是说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是说的锵锵三人行娶了又停再说， <laughs> 有这样子吗？没有，他他是这样说法的，澄清，这是我的微博嘛？他是说窦文涛说。 锵锵三人行，取了又停之后，接接着行的啊，接着行这样对，我要说这绝对是这个善意的诽谤啊。 <laughs> 那可能我觉得这个观众啊，他的观察力非常强哈。我又婷知道嘛？每一次做节目做到一半，导播都要喊出来叫文涛坐近我这边， <laughs> 不要坐你那么近，一直一直靠过去。 本性真是难以，真的，这个词性啊，你这个层就过去啊， <laughs> 所以什么也挡挡不住我们的。挡不住你， <laughs> 不挡不住我们？这话有点问题啊， <laughs> 什么也挡不住我们的。好，这个我都忘了正经话题是什么了。 真真假假嘛，咱们说的是嘛，很多真真假假的事儿。呃，最近连这个以诚信著称的英国 BBC 都闹出了真真假假的这个事情。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BBC 拍的很有名的一个纪录片叫《冰冻星球》，里面有这个北极熊啊，爱护这个小小熊的这么一个画面。但是现在被人揭发，你看下一张照片，哎，原来是他们啊，在荷兰的一个什么地方搭的这个景。 你知道吗？哦，可是啊，我通过这个事情，我反而是要夸英国人。嗯，为什么？就是 B B C 的这个这叫认真。了造假还认真，就对，打井。 <laughs> 哎，这是一方面啊，而是说呀，你要照人家 B B C 这个标准呢，那中国全是假的。嗯，因为什么？人家说呃，观众就讲啊，说是这个你让我们以为啊是在北极拍的。嗯，呃，B B C 那个拍片子的人说，我们查遍了，我们片子里没有说这一幕是在北极拍的呀。 但是最后人家 B B C 裁决就是说啊，你让观众以为你是在北极拍的，哪怕你没有明说，只要你制造的这个环境好像是自然野外风光，你就是骗人。你认为所以检讨道歉是以所以我们以前讨论过嘛，像作假的事情哈，就是说，哎，中国有作假，全世界有作假，什么地方都有作假。我觉得说等于全世界都有坏人哈。 问题是说，出了这些状况之后，怎么样来回应？怎么样来改善？哈，像在比方说 BBC 哈，他们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很多媒体内部本身设立一个监察的人，你是拿这个，比方说你是拿这个台的薪水的哈，你的不没有什么工作，你这是监察里面的每一个东西的真假去检查，甚至监察到很视为说要喊出来的。 周文涛不能坐又停他他太近， <laughs> <laughs> 那有有偏袒偏心哈，他是工作主要就是这样子哈，他是有这种制度来防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样才是值得注意。挺挺挺认真的人，是非常认真，因为媒体有影响力嘛，所以是应该要。 多可能多打一个字而已嘛，就可能是说此画画面是仿真的，或者是还原现场而已，不是真的，对不对？他们可以作为一种比较文学哈。我们在在 <laughs> 现在今天吧，我看到的新闻，内地又出了一个事情。呃，有的电视剧我很爱看的，像一个是《潜伏》，后来我又觉得又有一个更好看的，叫《黎明之之后》还是之前我忘了啊。 <laughs> 中间中间出来， <laughs> 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潜伏》啊。对。可原来整个剧组，包括我们广大观众。 一直都不知道这个戏里有一个逃犯啊，真的吗？就潜伏在剧里吗？ <laughs> 哎呀，我很熟悉这个角色，你知道吗？因为我一直追着看完了这个电视剧。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他是演这个潜伏里边的那个呃情报什么保保密局的这个档案股股长盛香盛香，原来是被呃这今天爆出来被齐齐哈尔公安局发现了。右边是他，呃，在左边也是他了， <laughs> 左边是他的剧照，是他剧照，发现这是一个。 十三年没逮着的一个逃犯啊，是啊，而且犯的这个案子十三年之前呢，他是聚众啊抢劫警察，抢夺警枪，那俩抓着了，他溜走了。他溜走之后呢，做群众演员，然后呢说人还很仗义，导演也觉得这玩意儿这发现真有天赋，我发现这个就是导演觉得演戏演得很好 <laughs> 是吧？ <laughs> 然后就混到浙江金华，用了另一个名字。 到最后，群众演员演的好啊，角色给的越来越重啊，是，所以他演了这么一个配角。哦，他这是配角的角色，已经不是前群众演员的角色，已经不是了，挺主要的一个配角啊。哦，集集基本上都有他。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laughs> 而且最讽刺是，刚好潜伏嘛。假如他演过其他戏，演其他戏的时候，比方说他演《红楼梦》的时候。 当个家丁被抓出来，你不会觉得那么讽刺哈？嗯，因为逃犯总要吃饭嘛，对不对？逃犯总要找个工作，刚好演这个潜伏，完全让我们产生联想。但是你有一个问题，你们没有想到啊，他为什么不害怕呢？ 因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是三年都过去，他想他自己都忘了你们，他怎么觉得警察会记得呢？ <laughs> 他在想说，我十三年变，可能容貌什么都改变了，所以呢，他所以还是中国人胆大。 <laughs> 你知道前一阵咱不是说辽宁抓了一个逃犯，他上电视相亲节目去征婚去了，给这个给认出来， <laughs> 他觉得你知道吗？就会有一种有个歌叫《忘了我是谁》。嗯、我后来解剖他们的心理啊，我发现呢，他最后说啊，他忘了。 比如说，他一直他说我是张三呐，可是我逃了这么多年呐，逃了十几年以后啊，我都跟人说我是李四，慢慢的就演成李四的，样子、也没抓着我。他说我真的忘了我是张三，所以我为什么不能征婚呢？这个人也是说一开头的时候啊，他自己都不敢看，他自己演的电视剧啊，只要在电视上播，他都关掉。 哎，我觉得我也有这个心理。 <laughs> 你们不会去看自己的节目？不敢看。我刚开始也不敢，不喜欢看自己在荧幕上的样子。哎，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是就是不敢，就是怕看我自己啊，很不敢看，就是就是就是顾，就是甚至要求家里人， <laughs> 就是如果我发现家里人谁在看我主持的节目，我都大发雷霆啊！真的啊！就是就是我完全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没逃犯一个心理，他们没没没问你吗？为什么不准看看你自己呢？因为。 你说什么心理？其中有一个，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听说是犹太人的老笑话，就是说，我不会加入一个连我这种人都愿意收为会员的俱乐部。这个就是又自卑 <laughs> 又又自大。呃，这是。我最了解，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居然你这种会连我你都收，你一定好不到哪里去，我不会加入哈。这种自卑自大，你是样。可能是有一种自惭形秽。 对，就有一种自惭形对不自信，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是，呃，你要你想这个，也就说明早晚也能被抓到。 <laughs> <laughs> 法网恢恢。哎，而且刚说到为什么会后来他们敢，我觉得是放松了，整个放松。我们知道哈，根据统计学里面，你知道哪个时候最容易出车祸吗？就是你回到家靠近家的前面几百公尺的时候，你放松了，整个人放放心了。你下班回家一上车开车。 很很很注意哈，慢慢很小心的开，开到家了，你知道快到家了，看到家门在那边，你放松了。拉候是最容易撞到小孩、撞到垃圾桶、撞到大树哈，你整个人放松了。所以就是这样嘛。你最后来的逃了十三年，他前面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可能很紧张，很谨慎，到最后这几年放松了，所以就出状况。而且十三年在内地没有那个，我们在台湾有个什么追溯期，可能过了十五年或二十年，他就不不不算那个。 可能他自己以为，可能也够久了吧，嗯，他就觉得应该也也就没事。你知道，当不起我们这个搞运动，这个你没注意到吗？最近以来，你要注意新闻的话，近几个月，近两三个月来，大批的这种新闻出来，二十年的，像当年什么沈阳一号结案。 上次那个什么，就是严佩东啊，在那个网络上打曹操墓是假，那个他也是逃犯一个呀，他也很敢，就出来打别人假，就自己也是个假的，也是换了个名，这我也觉得蛮蛮挺。你为什么？因为我们公安部啊，这这这个今年还是从去年开始啊，搞了一个行动叫收网行动， <laughs> 就是这种呃追缉多年的这个逃犯，说现在该抓回来的都得抓回来，画了画了画了画了，所以出来了很多。对。 这种十几年不见的朋友，有了抓着，现在已经是政协委员了。 <laughs> <laughs> 是真的，在山西政协委员，而且说经常午夜梦回的时候忏悔不已，大成了个活活菩萨，赚了钱就做善事，你知道吗？把他给抓了， <laughs>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看来这个逃犯演戏是可以的，但是演红了就有点受不了，是吗？我觉得应该是他演红了，然后人家觉得就是哎，他怎么可以就是所以看不过眼，对，偷打小报告，打小报告。警方说，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是哎，这个事儿里边深着又挺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你看，你也是从小这个当班干部 <laughs> <laughs> 长大的啊，这一个一个伦理问题，一个有争议啊。最近你知道有个童话大王郑渊洁，也上过咱们节目。 这个渊杰兄啊，除了这个多年来啊，鼓励这个孩子们这个加强性教育 <laughs> 之外啊，这个解放天性之外啊，他最近是就是他以前写的一条微博，最近又被人拿出来这个翻炒，但是还引起了一些争议。他就啊说这个班干部不怎么样，学校里的这个班干部你看啊，他说啊，小学班干部制度是在培养汉奸。 并且列举三个特点，就是为什么是汉奸呢？第一，为强权效力，老师算强权吧，是吧？嗯。第二，告密，就有一些班干部常常有告密的特点啊。三，奴役同胞，这你同同班同学平等的，为什么奴役同胞？他说呢，发达国家小学这个要跟马博士请教一下。他说发达国家小学没有这个制度，所以建议取消，让孩子平等成长。 你这跟这个讲出来的时候，让我觉得跟我小时候被选为班干部的。 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第一在，你是当什么班干部？什么都当过， <laughs> 什么卫生股长管那个清洁的啦，然后风纪股长管大家有没有准时上课，或者是我们带手帕、卫生纸的啦。班长、副班长，收作业什么我都当过了。我连体育股长，我我这种看起来不不会短米、不会百米短跑的，我轻功轻功对对对对，我都当过了。所以怎么讲？就是说，在我们以前，在我很小的时候，选班干部第一件事情是要培养。 所谓的选举制度，让小朋友知道怎么从提名、投票，然后选出一个。 这个干部，而且我们被教育是你是为小朋友服务，所以很多人其实不想当班长的，因为我就特别早来啊，我要变成大家的表率啊，我不可以功课比大家差啊，因为大家说你是班长，你就要考前五名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反而大家是不想当，因为你是要为小朋友服务的嘛，所以这个概概念跟刚刚郑先生讲的是，你有什么好处呢？你没有好处，只有虚荣心，只有一个荣誉感。 容 <laughs> 易啊，理 <laughs> 理论上有好处。比方说，你申请中学的时候。 要交这个履历表了，特别在香港，香港连报幼稚园都要交履历表。你学过什么？你当过什么岗位哈？所以这个理论上有这种荣誉的实质好处。那我听完这个我们伟大的幼天啊说的，我很好奇了。那刚文涛读出来的那三个汉奸罪名，你到底犯了哪一个？对、我都我都没有 <laughs> 奴役同胞，绝对没有，我被同胞奴役啊。因为你为强权服务吗？强权，但是我服务的对象是学生啊，是同。 你告密是老师，你告密，告密有， <laughs> 告密有，当风纪鼓掌，你要告密。对呀，你看见哪个同学？所以，所以我的代价是什么？我的人缘超级差在那一年，所以到最后你根本就哭着说，可不可以不要找我当风纪鼓掌？因为老师要找一个就是最乖啊，就是不会不会有这种犯校规的人当表率嘛。所以那个女生会被当成风纪鼓掌，然后可是你每天都要。 看小朋友啊，你怎么可以这个衣服不塞进去？你怎么可以头发变长？那你就要跑去跟老师告密，这不是告密，就说你得报告。是是。对，那这件事情其实会让人员很差。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说这是个伦理问题呢？呃，有一个挺著名的这个好莱坞的那个老片子叫《女人香》嘛，那个那个谁啊，这个 Air p a i n o 演的一个一个啊，对艾阿尔伯先诺，他就里边就讲到一个高中生好。 那么他看见同学可能在干一些坏事，也不是什么大的坏事了。那么学校就说你要举报他们，你要告发。你如果不告发呢，开除你。那么你看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选择。那么有一种伦理，哎，我们也信奉。再什么原因，为什么要出卖朋友呢？或者出卖别人？我出卖了同学，出卖同屋，我不愿意。那么我成全了我的这个义，但是似乎违反了你们学校。 的强权，学校就要开除你，这该怎么说呢？没有这个，当然其实要看回当地的法律了。比方在香港，有些罪名啊，你不能不报的。比方说，当你知道有些贪污的罪，你不能不报的。嗯。你不报的话是妨碍司法公正啊。嗯。可是在这个以外，有些事情你是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哈。是。那假如说回学校的情况哈，很多时候当班干部哈，你要看你。 老师虽然是说你要做什么什么，那到底要严打到什么地步在你手上嘛？像幼婷你这种人，可能就那个拿起鸡毛当令箭没有， <laughs> 去抓正直。但是我跟你说，我我比如说你当这个风纪鼓掌，嗯，就经常会有一些告密啊这种哈，呃，对你的人格形成养成 <laughs> 会不会产生？我跟你说， <laughs> 就是你就会跟同学有距离。 因为同学就不喜欢你，所以其实，在成长过程中，你会有一段时间是很孤单的。因为大家就说，看到你就害怕，或者看到你特别敬畏。那其实你并没有真的跟朋友交流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并不是对小朋友特别好。我觉得， <laughs> 我现在想起来最人缘最差，应该就在当那一年的风纪鼓掌那个时代。那我个人呢，对这个班干部啊。 还是没什么好印象， <laughs> 因为我从小到大当过的最大的就是语文课代表，知道吗？但是而且呢，我为什么有一个印象不太好啊？我认为他们最后有特权。嗯，呃，这个这初中、高中、小学时候的事情我忘记了，但是我记得大学分配，你要是个干部，那么你是学生会主席或者你是什么，包括你是党员，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分配工作很难呐，对吧？一般他们都优先的去北京的、去首都的大的新闻单位。 像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干部的，就自己南下去找工作。哎，那我觉得，如果照你说的，你是为公民服务的，你是培养为为人民服务，那你为人民服务，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正像我就说的，为什么有些人说忧国忧民，我还能接受；有些人说忧国忧民，我就特别讨厌。 <laughs> 为什么呢？因为我几年看下来啊，我发现这个人，他比他担心的人民，他这个升官发财的速度可快得多了。 对，那就是看他怎么被选出来的是重点，就是在在我我不知道内地是怎么被选，但我们的班干部是小朋友投票投出来的，所以你常常有时候到最后，为什么有时候这个女这个人会当班干部，他不见得是因为他可能大家特别讨厌他，因为你知道风纪股长，例如说是。 大家知道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特别讨厌邓文涛，我就把邓文涛推举上去，然后大家就说，哎， <laughs> 我投他，投他，让他去做那个。所以有时候风景如常，要不是像这种成绩最好，要不是成绩最差，因为他最捣乱，老师就最后就叫你去，去你去管人家，你就可以知道的压力。有时候老师呃叫你去管哈，在美国，比方说收回美国没这种制度，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哈。可能不同的州、不同的学校，一般我的理解是有的。 有些，而且有些是选，有些不一定是选的。小学的时候哈，他指定。像美国现在流行一套什么方法呢？他不是找最好的学生，找最不负责任的学生。因为很多心理实验发现，当把责任压在你的肩膀上面的时候，你就学懂了，你就学乖了。 也整个人有 discipline 有纪律了哈，所以是用这方法来把坏学生教好的。对对，所以什么样的类型都有，问题在于说你怎么来操作。像文涛，你刚说什么选大学什么分配工作，这个叫特权吗？我不觉得是特权啊。假如你是比方说透过民主选举，或者说整个制度运作是好的话。 哎，你要付出的啦。他当班干部要付出的，被同学讨厌，你要付出你的时间。是喽。所以你付出之后，他是给你的回报。但是问题是，好像我们那个学生会主席不是民主选举。所以这就是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是老师定的吧？而且我跟你讲，我连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民主选举，是选全校的干部，就是选全校，我们叫自治市市长。就这个小学生就是全一年全校的小代表。你知道我们在选举过程当中，印象超深刻的就是有一个选举的。 女生呢，她妈妈是在学校的福利社工作，你知道福利社是卖那个面包便当的，对不对？她妈妈就说开玩笑说，如果你投给呃文窦文涛的话呢，我们今天便当打就送买买定时的送一个，会选吗？这不是对，那就这种话就是点的招吗？这 <laughs> 是真的。然后在小学里面，然后我弟弟就会跟我讲说，哎，姐姐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班上他们。 大家就说要投给谁，因为呢，他们说我们就会有免费的果汁喝。哇，我真的从小就是那种记者的正义感，我就觉得怎么可以，对不对？但是你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见结果，你你就小朋友嘛，总是会觉得是这样是这样。就选举出来，他真的当市长了。 <laughs> 你知道我，我就当着他的面说你们家会选， <laughs> 然后我就被老师约谈了。 老师说你没有，你没有那个，你没有证据，你不可以说。我说我听到了，我有人证。然后我们老师说，在这个环境之下，就是这个东西不构成贿选。但我到现在印象深刻。所以你就知道台湾的民主搞到这个样子。真的，从小。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这班干部制度要不要取消？现在这讨论已经到这程度。说有个教育学者熊丙奇说呀：“说现在这种这一套啊，中国的这个滋长了学生的权利意识，导致班级就官场化、官僚化，培养学生等级观念，失去独立人格。”但是呢，他们也调查，就有一些这个孩子当班干部的也是很委屈，他觉得自己确实是在跟同学们服务嘛，这是公民精神嘛，为为同学服务，怎么反倒？ 唠这种，我觉得不应该是小孩去承担这个这个责任吧，因为从头到尾小孩就是被教育，就像我说我的干班我为什么会变成干部，这整个过程是被学校教育说这个产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重点应该是到底老师大人们是怎么教这些小孩子的，就说你怎么告诉他你今天当了这个干部的意义。所以你讲的就是这个郑渊洁老兄。 他呢？我看他是中中国的童话大王， <laughs> 多少孩子看着他童话长大的。可是我觉得他自己啊是个有点反建制，他好像对中国目前现行的教育这一套啊表示怀疑。因为我知道他曾经跟他儿子一起上这个节目，他的儿子大概才上了几天小学吧，他就不让他孩子上学了，说我怕你们的教育制度害了他，我回来把孩子带回来。 我自己教育他长大，也成才啊。他儿子现在也是个做为重点不在于成不成才，因为你甚至一点书都不读也可以成才嘛。哈，嗯。重点在于说，我对内地的法律不了解，在香港，这个老兄就要坐牢了。 为什么？因为香港有所谓强迫教育，就说你要保障，现在变成强迫教。育，强迫教，就说你小孩在呃高中以前一定要有义务教育。对对对对，我们要义务，另外一方面叫强迫，你不能不给小孩，因为太保护小孩。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